还发现草莓了，有本事抢回去啊！站住！这张大四还真是阴魂不散。程潜，又是你小子，识相的，把东西交出来。什么东西啊？嘿， <laughs> 小道友。 你若是聪明，就快点将乌篷草交出来。要是硬不低头，哼，我们也只好不客气了。不敢当，请指教。你小子敬酒不吃吃罚酒是吧？别跟他废话，上！看剑！别看刀！上树了，跟我上！ 好卷有情风，树上的各位小心了！啊！快跳！快跳！跳啊！小心啊！躲开！躲开！你们，给我起来！快追！快！快！ 他跑太快，追不上了呀！晋江文学城 Priest 的原著，《七二九声工厂》，猫耳 FM 联合出品，《六爻广播剧》第一集，第十三话，承担。 念经我背不下来嘛，真是就会圈着我。水坑，又被符咒圈住了。嗯。三师兄， <laughs> 三师兄救命！ <laughs> 你二师兄在房里吗？在。二师兄呢？怎么回来的这么晚？你又干什么去了？进去跟你说。啊啊！三师兄别走啊！放我出来！ 上茅厕啊！我要尿裤子啦！尿吧，尿完自己洗。水坑，下次再编个别的理由吧。二师兄、三师兄，我还小呢，我不要被这些老食色听。你们不能这样对我，师傅在天之灵看见了一定会很伤心的。不会的，小师妹。 师傅当年就是这样对我们的。啊！我不管，我还是小孩子，我是个小女孩。哎呀，水坑他娘一定是八哥变的，否则生不出这么个碎嘴皮子。他才六七岁，干嘛这么拘着他？那符咒是娘娘干的吧？当年师傅可没锁过他。 其实大师兄没做错。你还记得咱们五年前在讲经堂被周寒正羞辱之后，大师兄说的话吗？扶摇剑谱，我和小秦已经整理好了。待我练熟之后，便传给李云。李云，啊，你负责将剑谱交给韩渊。好啊，我一定好好学。日后蒋经堂每次开班，咱们在天亮前就去占位子，找个不起眼的地方待着，不许闲聊走神。 开课前各自用功，上完课立刻回来，不得和外人纠缠。平日里，咱们扶摇派自己的功课也不能落下。大师兄，扶摇派有功课吗？咱们扶摇派是以诵读清净经入门，以克符咒练气的，这两样不能丢。念经和克符咒练一百年也打不过周寒正和唐婉秋，还是应该先学习修炼真元。我 <laughs> 长这么大，除了爹生娘给的一张脸以外， 全身上下就没有能拿得出手的东西，有什么资格贸然去改变我派的千年传承？再者说，就算门派传统毫无道理，那也是师傅留下来的。师傅，好吧，听你的。 当时咱们都觉得念经克符咒根本练不出什么，但是现在想想，大师兄是对的。你也知道，凝练真元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。引气入体之后，三年就是一个瓶颈，每回就像渡一次小劫一般，稍有不慎就容易走火入魔。所以师傅从来不催促咱们凝练真元，而是只让我们念经克咒。 虽然这些事儿看起来枯燥，但是日复一日做的话，咱们的经脉反而会比别人更强韧。嗯，有道理。这些年大家进步的都很快，连瓶颈也缓和许多。这难道就是所谓的“磨刀不误砍柴工”？嗯，而且你没发现吗？我派虽然没有入门功法，但引气入体却并不比谁慢。你想啊。 当年大师兄每天就知道吃喝玩乐，也不过三四年的光景就顺利入门了，这是为什么？真的是因为那些经书？你还别说，给你看上东西。啊。经脉图。嗯，被你画的乱七八糟的，让我看什么呀？我这两天发现。 师傅那道清净经里，可能有些玄机。什么玄机？那我还不知道。都是门派千年积淀的东西，哪那么容易破译啊？我先让水坑念来试试。啊。唉，祖师曰：“悟道大道，必正其身。” 行吧，反正你拿我们试试也不是一两天了，多念几遍经也不会少块肉。只是他的妖气怎么样？哎呀，我正要和你说这件事儿呢。眼下他越来越大，符咒恐怕快是要压不住了。要配丹药的话，我这儿还缺一味乌蓬草，搜罗了一年了还是找不着。实在不行。 我只能想办法找人从岛外寻了。你笑什么？给你。乌蓬草，你从哪儿弄来的？这东西是配引气丹的主料。要是岛上有，肯定刚发芽就有人盯上。嗯，抢来的。哎，等等！别问了，能用就行。我走了。 你等等，你肩膀怎么回事？受伤了？哎，没什么。你总是这样，我早就想说了。这些年你总是独来独往，听见什么事儿也不跟人商量，就自己偷偷跑出去办，三天两头的带伤回来，也不说到底怎么了。哎，我就是早上落枕了，又被棍子蹭了一下。你别告诉娘娘，省得她又要啰嗦。 说别告诉谁。大师兄，李元，你刚才提的事，我也在考虑。我今日确实想回一趟扶摇山，一来呢，最近有点心得，想回去翻找典籍求证一下。青楼里的东西虽然杂乱无章，但是我派一脉相承的东西，总能找到线索。况且，你是担心小玉儿他们？ 也是，去年把他们送回你家后，到现在也没回信。是啊，本想着别让这些姑娘们在岛上虚耗青春了，可要是半路上出了意外，那就麻烦了。所以，我也想顺路回家看看。只怕入了讲经堂，不能随意离岛。嗯，不如这样吧，你让雪清、赭石他们谁替你跑趟腿儿？ 我听说雪清前些日子有气感了，那青楼应该进得去吧？青楼也不是是个有气感的人就能推得开的。当时我和铜钱是在门前由师傅手把手教的。算了，整理本门功法也不急于这一时，往后回去有的是时间。我先让雪清帮我送封家书，再回扶摇山看看。哎呦！小钱，你堵门口干嘛？我。 想跑是吗？咱俩账还没算完呢。哎哎，大师兄，两件大事， <laughs> 你慢慢说。臭心子都喷我脸上了。张黑炭不知道被谁黑了，脸肿的跟馒头似的，都看不见脖子了。 <laughs> 是吗？被谁黑了呀？ <coughs> 哎哎，还有还有，码头上来了一艘大船，我特意去看了一眼。 听说是那个姓周的小白脸回来了，周寒正。蒋经堂第一天开课后，他不就走了吗？我还以为他再也不回来了呢。对呀，他也不是青龙岛出身的呀。五年前那次来，好像就是为了在蒋经堂露个脸，所以这次我估计，岛上又要出什么大事了。你们猜，会有什么事儿？有话快说。 哎，呃，我听人说啊，讲经堂要开一次大比，优胜者能进青龙岛弟子内堂修行呢。我觉得这次大比咱们肯定有戏。这些年咱们也听了不少课了，大师兄的扶摇剑法也都练的那么好了，连我都会了。跟人比试有什么意思？我先走了。慢着，你的事还没完呢，给我站着。 海渊，你每日三日根木条的符咒功课都做完了吗？呃，没。那大笔小笔跟你有什么关系？还不快去！哦，童鞋，跟我来。大师兄，求你了。你呀，怎么就跟…… 啊，师傅，求您了，我不想念经了。你呀，真拿你没辙，真拿你没辙。嗯，玩去吧。哎呦喂！ 我的娘哎！可累死老身了，还没圈够是吗？嘿，够了够了，谢谢大师兄。哼，他将来要是敢照着唐婉秋那模样长，我说什么都要将他逐出师门。不会的，毕竟是妖后的女儿。我听说一般绿帽子的产物都不会太丑。 啊！什么时候能不熏这些香啊？掌门，这是没你的事了，去吧。啊，明天讲经堂结束后，叫雪清来我这里一趟，有点事托他去办。是。脱衣服。 等着我去搬吗？ <sighs> 我没。嘿，你干什么？你让看。好好，我自己脱。大师兄，我可三天没洗澡了，你就不怕污了你的眼吗？ 就是被降魔杵稍微蹭了一下，稍微蹭了一下，从肩膀一直蹭到后腰，是吗？是啊，去床上趴着。哦，要是再小两岁，我一定揍的你师傅来了都不认得。 你知道你被打成什么样子了吗？伤都是黑紫的，连成片了都，淤青嘛，都是一大片一大片的。其实没什么，没什么。 <laughs> 降魔杵是什么？你心里没点数吗？他是带着天罡煞气的。要不是石杵那个人是个二把刀，玩意能把你的内脏都敲碎还有这儿。 都是最近受的伤吧？干什么去了？没什么。你以为什么都不说，我就不知道吗？你药上完了。嗯。周寒正回来了，但他不会久待。 不管怎么样，你都忍着点，少出头，听见没有？嗯。我打坐，你睡吧。哎，你真的三天没洗澡了？ 这五年，你总是这样。童贤，该上课了，你又要去哪你们先去，我晚些到。哎，哎，昨天当街笑话咱们那几个人，今天看见咱们都躲着走，怎么了这是？知道咱们不好惹了呗。李云，你要的书我找到了。哇，小钱。 这么难弄的书，你从哪找到的？腿怎么了？一瘸一拐的。没事，练剑撑着了。手，衣服打滑不小心被树枝划破了。我去办这事能解决，大师兄不必操心，交给我。交给你，交给你，交给你。掌门印挂在我脖子上，就算没有我，还有李云。 连韩渊都比你岁数大，你就和水坑一样，每天什么都不想，什么都不懂，不好吗？为什么凡事都要逞强成这样？你将师兄们都置于何地？你还嫌我不够强势吗？我天天玩命的练还是不行是吗？我求你别再让我做噩梦了，童鞋。 被子还是热的，天都没亮，这又是跑到哪儿去了？怎么心神不宁呢？青龙岛上要出什么大事吗？试试算一卦吧。 师傅，怎么用铜钱打卦呀？你也教教我。不可不可，证明，此乃左道旁门，不必相识。嗯，什么意思？哎，当年就该逼着师傅好好教教我。罢了，不算也知道，周寒正那个丧门星。 来了肯定没好事。各位，今日开课前，先请青龙岛左护法周真人和右护法唐真人向大家宣布一件要事。周真人，请。各位久违了，青龙岛即将举行大比。 所有引气入体者均要参加。不想和人动手的，可以主动弃权认输。优胜者不必拜入青龙岛主门下，便可进内堂阅读典籍，听内堂弟子传道授业。现在宣布大比规则：其一，大比两人一组，招式不限，时间不限。你这又是什么呢？ 那叫做傀儡符，带在身上，可以替人挡一灾。是冥符中著名的七大符之一，总共一百零八刀，刀刀勾连，一笔都不能断，一刀都不能错。你看，这偏了一点就废了。啊！真的有灵气泄出来了。小姐。 <laughs> 念气入体不过六七年，就敢沾七大福，你真是逼人太甚呐！大师兄，他怎么又打起坐了？他下刀错了。这错的原因，有时候是不熟练，有时是没力气了。你三师兄这就是没力气了。 小龙乾，你怎么想起刻这个了？试一试而已。掌门。 雪清这就登船了，嗯，锦兰，快去快回，先回扶摇山，再去家里看看山上有没有什么用度短了，只管从我的份里里拿。是，都记下了，掌门放心。那好，你去扶摇山。雪清等等！从前，你怎么来了？来送送雪清哥，还以为赶不上了。 我不日便回，三师叔可要多保重自己。嗯，我知道。这个锦囊你带着。什么东西大老远赶着来送？这是傀儡符。我气力不足，一直不成功，好多天也就只勉强成了这么一个。你凑合带着，不过路上还是要多加小心。这东西毕竟出于我手。 万一遇上比我修为高的，那就是没用的破木头一块。是，多谢三师叔。切，我都没用，辛辛苦苦的将这个小白眼狼养这么大，连哨子都没给我消，呕心沥血做了个傀儡符，居然献给别人，真是岂有此理！雪清哥，路上一定小心。嗯，好了，雪清，你快上船吧。 快回！好，掌门，三师叔，都保重。嘿，站哪发什么呆呢？大师兄，这大师兄你又怎么了？怎么又不说话了？ 你等等。 嗯，嗯，又惹大师兄生气啦！我什么也没做呀！咦呀，你到那小冤家又做的什么孽呀？呃，三师兄，这圈符咒呢，念完三十遍清净经，他自己就会。 小冤家也救不了你。嗯。有人进来过。等等，二师兄，跟你打听个事儿。什么？你知道双刃剑吗？它还有个魂称的别名。 叫做“不得好死剑”，哼！ <laughs> 谁叫爷爷？啊！啊什么，明天第一场？嗯，你怎么想的？需要我赢到底吗？ <laughs> 出什么事了？要是我没记错，钟声好像是警告，莫非是什么人胆敢进犯青龙岛？ 来绵延向温柔的细潮，有清脆喧闹回荡在东府和山道。祸害过多少无辜，竟卷玉中花鸟。少年人最招摇的年少，闲修息无聊，还偏爱偷学些旁门左道。 某一日，被发过许多征愁，被十妹山间追着跑，忽而秋风雨飘摇。那些太遥远的过去，在心中回响，留住多欢欣和悲伤。踏过宿命漫长和人世的无常，前途有多？ 声色，来去茫茫。 的一旁，怀抱着稚嫩的雏鸟，不计任何妖，自在惬意吵吵闹闹。堂前的百合飞过山川，往事迢迢。少年人意气自比天高。今温一杯好，儿时芙蓉貌已不再变老，多少回。 浮生在尘埃中修道，何时才乘风扶摇？跌撞着奔向一剑自远去的天光，记录下的风雨万丈，历尽人间疾苦，让心不再惶惶，此去扶摇直上。 回响，有诸多欢欣和悲伤，踏过宿命漫长和人世的无常，心途有多坦荡？跌撞着奔向一见自远去的天光，听落下的风雨万丈，铭心人间疾苦，让心不再惶惶。 此去扶摇直上，回声再看，只道苍茫。